各位兄弟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感谢主，我们再一次聚集一起敬拜他。守主日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父神，似乎这段的时间，恩高，主你仆人要先讲的。父神，谢谢你，你自己的爱的吸引。主，你的儿女们，我们弟兄姐妹们。 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你，守主人。就这时候，愿主你自己向我们说话，生命之道发出亮光，我们晓得主你自己的心意，讨主喜悦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明天是除夕。哈萨。 后天，早年才年初一，每一年新年初一，我们都有感新年感恩礼拜，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讲解以感恩心奉献这个题目。第一方面，以色列人的。 以色列人与十奉一奉献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施行十分一奉献，但我们可能不知道，以色列人他们是施行三个十分一奉献。第一个十分一，那是为作祭司和立位人奉献的，上帝拣选祭司和立位人。 代表以色列人整体服侍上帝，他们没有获得分配产业，那么他们的生活需要呢，就是由以色列各支派的人供养的。那个供养的方法就是以色列人奉献十分一，第二个十分一。 那是为圣殿奉献，我不不读不读不读这些圣经了哈。第二个十分一的奉献是特别为做圣殿奉献，做圣殿每日献祭，还有圣殿的维修经常费之用。第二个十分一的奉献是这样子做法：第一个十分一奉献之后，剩下十分九，然后就从。 十分之九中取出其中的十分之一，奉献做圣殿用途。还有第三个，五的广兴，五的举行，工作奉献。这个第三个十分一奉献是三年一次。那么这个奉献是用来关怀那些没有工作的立位人。 外外地，我们叫做寄居外地的人，还有孤儿寡妇。那这第三个十分一奉献是怎么做法呢？除去第一个的十分一，第二个的十分一，然后剩下的就拿其中的十分一来奉献。如果这三个十分一奉献算起来，以色列人他们的奉献是。 二十七点二十一点七八先好，那快快的讲了以色列人的奉献了。回到我们基督徒，而我们基督徒讲奉献奉献，基督徒的奉献是什么奉献呢？我们叫做全所有奉献。你们会不会唱奉献歌啊？你那边唱奉献歌吗？赶快搞我卡就唱奉献歌。 不过早期呢，奉献的时候，奉献的时候，钢琴会弹着奉献歌，或者诗班呢会在那边唱作奉献歌。比如说，都归耶稣，都归耶稣，都归耶稣，我救主，对不对？老一辈的可能记得，现在年轻的可能比较少记得。还有一首。 全所有我心与耶稣，全所有我欢喜献。教会举行奉献的时候，常常都有这两首诗歌，所以我们可能都会一些熟悉。我再讲一首，那你们可能不熟悉了。是否将一切献上？ 那个歌词副歌怎么说的？你渴望又平安，期望星星日渐，诚恒心的祈求不间断，但不但得不到安天。若要负了万忙，除非你将一。 切春仙上。请你注意啊！这三首诗歌讲到基督徒的奉献，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都什么啊？全所有也是什么啊？一切也是什么啊？所以。 基本上，圣经在教导基督徒做奉献的时候，是都全所由是一切。我做个例子吧，十二个门徒，他们是什么？撇下什么一切，跟随耶稣。还有。 历史上第一间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是什么？纯所由奉献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：对基督徒的奉献，甚至对基督徒的奉献，那个奉献的焦点，不在于数额，不在于数额多少或多少。 不是，而是有没有以感恩心奉献？感恩心奉献是基督徒做奉献的一个重要基础啊！我再讲，你们就更明白了。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要做十分一奉献？而且不是一个十分一，是三个十分一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。 是来，法律，律法不是法律，律法规定以色列人必须做十分一奉献。那我们基督徒，圣经里面说都，全所有一切奉献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奉献呢？因为圣经说什么？ 心被恩感，感恩，感恩，所以就找这家奉献。感恩奉献，以感恩的心做奉献。我用一节的圣经解释，你们就会更加明白清楚牧师要讲的了。保罗，保罗。 他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什么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与现那个肢比给女人，将心态显学，哒哒哒哒哒，乃是理所当然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乃是理所当然。 将心态选选，将身体献上，就是都，就是全所有，就是一切的意思。但是你们要注意，这些圣经，这些圣经一开始有“所以”两个字啊，意思就是说，保罗在十二章第一节讲的，跟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有关，有关系的。 那么保罗在第一章《罗马书》第一章到十一章讲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去读的时候，保罗讲到上帝的爱，保罗讲到上帝的拯救，保罗讲到献来的最大恩典，等等呐，所以，我们基督徒奉献，因为献来的爱。 因为现在的救王，因为现在主邦的恩典，心被恩感，赞美敬拜上帝，还有以感恩心做奉献。好，第三，感恩心奉献。我说跟有一天。 有三个人，拿着几粒银角、黄正样，拿着几粒银角，他们在谈他们是怎么做奉献的。一个说：“我将这个银角，我将这黄正样，各地捞的，这反黄样，说被你急，说被你花，所以我把这个银角丢在地上。” 假设这反应量是几，外就是叫你奉献了。那反应量出现的花，外就冇奉献了。啊，这是套你一但你二讲呢？我在地上画一个圆圈，我都将这反应量隔那个，那这空空地那个，外就是叫你奉献了。 那反正要来的空空回来的，就是说来好卖，我都没奉献了。这第二个、第三个呢？他说，每一次我在做奉献前，我会做一个祷告，求上帝指示我到底要奉献多少。给到了以后，我的经济反应人的到个。 那，那这黄玲亚呢？不会选天的人，会就得选来了。那这黄玲亚老爹到位，就是选来黑红外，我都买耐奉献了。啊，三个人讲这个奉献，可是你知道，三个讲来讲去，其实很简单啊，没有感恩心，没有感恩心不会奉献，没有感恩心。 《圣经》里面说“作难奉献”，就是说勉强奉献啊。有一首诗歌，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软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。 之春，很美的一首诗歌啊。第四呢，我们这个爱在恩定。假如我们经历了上帝的爱，我们晓得上帝的恩典，我们的心就不会冰冰一样。没有经历上帝的爱，没有经历上帝的恩典，我们的心才会冰冷。但是。 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那人心就没冰冷了。结果呢，我们就献出，我们就献出。这个献出就是感恩心献出啊，那是自动自发的，没有勉强的啊。两年前，二零。 少年班，二零二零年九月，C y One，忽然来了一阵，一个叫吹起这个大风。我看报纸，有一个人，大风一过，他损失了二十万。为什么？他有几百棵的，那个几千棵的那个香，那秋，那个那个柏油树，都要结果了。风一过，全部倒了。结果本来有收成，变到没收收成了。 那么那一天，我们三条路，也有很多人屋顶、厝顶、瓦片被吹飞，呃，被被被风吹了，吹飞了。啊，球呢，树也倒下来，包括什么？包括我们第一圣殿，我们第一圣殿前面不是有一棵树？我看那棵树最少看要求得就五来年需要五来回，来岁回呀。 可能建圣殿，建第一圣殿的时候就栽那棵树。那一天呢，那棵树也不动啊，倒下来。那感谢主啊，那棵树，因为倒，对落，不是倒向大陆。如果那棵树是倒向大陆，万一造成了人命伤亡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。啊，如果倒向大陆，把这个电呃，怎么，啊？ 这个电线啊，还是电话线啊，压短了，我们赔不起来呀！啊，那棵树不是倒大陆，而是一倒倒在礼拜堂，倒在我们礼拜堂这个范围里面。可是那一倒，我们这边啊，旧的那个宗教教育楼屋顶啊，也被倒坏了，也被压倒了。 不单是这个，这个旧的教育楼旁边，以前小那些青年人停脚车的地方，那个那个打乒乓的地方，上面那个屋顶，那外面确定也被风吹了，啊，几片不见了。我们赶快叫人去修理呀！我们赶快叫人来修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人开一个开一个价钱来。 两千瓦了呀！规定规定五元，两千瓦了呀！哦，我看到那个价钱吓了我一跳。可是过了几天，有人出现了，他把这边也修补了，找好理由，把那边的那个五元那些一些也坏了也换了也做好好了，啊，不但做这两个工作。 我们第一圣殿没有几张那个椅子了，还把那个旧的椅子、破的椅子放在这个这边呢，再拿出来，再装修过，再漆内，给漆内饮料，再用那个呃漆内扫过啊，啊，几天的时间全部都做了。那光光轩他就在做一个报告，他说。 无人奉献，保根保料奉献啊！有人奉献，包光包料奉献。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我们的中国地学呐，我们的中国地学呐，啊，乃里个多样啊？中国地学。他看到六千五百块，哇哈，就蛮贵。 他自己做，他叫了师傅来，不但他自己做，那几天时间，我看到他的太太素华姐妹也跟着一起做啊，宝根宝嘞奉献啊，啊，事情过后，我就跟曾国弟兄谈，谈这件事情，他告诉我，他女儿考进大学。 他女儿考进政府大学，他高兴，他感恩，所以他做这一切都是奉献，弟兄姐妹们，清楚了吗？明白了吗？数算神的恩典，以感恩心奉献，自动自发，没有一点点的勉强啊！所以今天。 我们说，我们基督徒奉献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拯救，上帝各种各样的恩典，心被恩感，就好像保罗说的那个奉献，那个感恩奉献是变到什么？理所当然的，理所当然的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所以有感恩，就会做奉献。 而且你会把那个奉献看作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上帝的爱，因为上帝的恩典啊。当我们在做感恩奉献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是在见证上帝主权呐。我们以感恩的心奉献，我们见证上帝的主权。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奉献的时候，用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归纳。” 入上帝的仓房啊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奉献是归纳进上帝的仓房，什么意思呢？两方面：一，奉献的钱用在上帝事上，比如宣教、布道、教堂经费、门徒训练、教育、供应上帝仆人、关怀服侍等等这些。 都用在上帝的事上。有个姐妹每个月衷心奉献，她说她奉献的钱是归入上帝的仓房，上帝已经损利指事，给他们有智慧去管理、去分配奉献的钱，用在上帝的事上，他不会过问，他不会过问什么。这就是清楚明白，我在做奉献了，我奉献这的钱。 是归入上帝的仓房，是用在上帝的事上。第二，归入上帝的仓房是什么意思？奉献的钱是已经归属上帝。到那了寻找奉献，要被接，就得属于献给个捐呢。献哪要被那找奉献呢，啊，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。我还记得二零零二年。 我到福源堂做牧师的第一年，有一个弟兄来找我，我不大认识他。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牧师，我现在在另外一间教会做礼拜了。过去我在福源堂奉献的钱可以还给我吗？”意思是说我过去在竹阳坊奉献的钱还给我，然后我再奉献。现在我在做礼拜的那一间教会。 我做礼拜的那一间教会，我就跟他讲：“弟兄们，当我们做了奉献了，那个钱就归属上帝了，上帝知道了，再没有你的、我的了。我们要有这个观念。就好像牧师刚才说的，那个姐妹说的，我奉献的钱归入上帝的仓房了、仓库了。上帝所立执事们做什么？我们为国为你公会的法规，执事们。” 他们就是负责管理分配钱财，做钱财中心的管家，用在上帝的事上。三十年前，我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个计划，要建宗教教育所，啊，就是打算建这个旁边。那时候目标只是一百五十千，也鼓励弟兄姐妹们奉献。后来我们不是建宗教教育所。 也不是建一百五十间，我们是建了这间圣殿，是一百多万啊！感谢上帝，这是神给我们额外的恩典。当我们有心为上帝做事的时候，神会指示我们做更大的事啊！那我要说的是，那个时候有这个计划奉献啊，建一个新的宗教教育所两层的嘛，所以就鼓励弟兄姐妹们奉献呐。有一天。 之间高之间少，之前先夫妇美丽姐跟我说：“我呢没选我奉献百巴了，没熬去，没熬去哈，我跟人点奉献。那个时候教会还特别做了一个奉献箱，放在这个圣殿那个第一圣殿那个大门口进来那个旁边。就是弟兄姐妹们。” 如果围着这个建造这个两层的新教的奉献的来的时候，就把那个奉献放进那个啊那个奉献箱里面。所以呢，就也放进这个奉献箱里面。那有一个主任，啊，今天到今天找你找来拜，也就把他们任献的两百块放进那个奉献箱。可是那天做礼拜后，财政。 郭先生那卖几手机哇？啊，我们的财政郭先生忘记去收那个奉献箱里面的奉献箱里面的钱。那一天，刚刚好小偷跑进来，把那个奉献箱打开，把里面的钱拿走了。啊，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记得啊？都不记得了。 这么奇怪，这么我还知道你们都不记得哈。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了，那你知道事后，几根高、几根几根少、几根高、美丽价怎么说吗？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？那么龙就不抱问，了蛮都要。国庆节那人家书个找到那茶啊来了买几支乌啊，有没有这样？没有啊，妈妈，我那妈转的空啊，你们不要误会啊。啊，他们完全没这么讲。 他们知道给小偷偷了，我还记得美丽姐那时候跟我说什么，就跟我说：“么我工钱那里，没有用啊，捡和吃头一毛钱了。我的奉献嘛，小娜的被我已经做了奉献了。我各界奉献拿下来，不会喝偷拿下来。”弟兄姐妹们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 这就知道什么叫做奉献呐！奉献的钱是归入上帝的仓房，用在上帝的事上。奉献的钱是已经归属上帝的英国国家银行，他那个钱币刻了一行字，那是用诗篇的一句话：“第一，他规定所充满的，世盖他丢掉的安的，都属上帝，独立属的神呢。” 这句话非常宝贵。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在奉献世上，我们不过是金钱的管家，上帝才是真正的主人呐！哎，所以，当我们以感恩奉献，那第一，那感恩心奉献是见证上帝主权；第二，感恩奉感恩心奉献是什么？见证上帝的爱。 见证上帝的恩典呐！有一个大学生，家境贫苦，他只能够做什么？一边读书，一边卖一些文具，赚取学费，赚取那个生活费呀。有一天，他又拿了一些文具去外面去叫卖，可是那一天他卖不出一样来呀。走啊走啊！ 口又渴，肚子又饿，可是他的裤袋里面呢，一分钱也没有啊！哎呦，怎么办？口渴肚饿，到最后，他去拍一间屋子的门，他打算向那个屋主呢，讨一点的水，讨一点的食物。当他敲门的时候，门一开，他看到是一个。 六七岁的小女孩呀，她本来要开口，要讨水，要讨食物，一看到这些这些老欺负的娘娘啊，她都不好意思开口了，她很难开口了，她是口实在渴啊，肚子实在饿啊，她就硬着那个头皮，结结巴巴的对那个小女孩说：“小妹妹，你可以给我一点水？” 给我一点的食物吗？小女孩看着他，哥哥，你定谁啊？你定谁啊？啊！几分钟过后，小女孩呢，就出来了，拿了一杯牛奶，两片涂了果酱、涂了牛油的面包给这个大学生吃。这个大学生。 谢谢这个小女孩，她离开了。二十年后，那个小女孩，不叫小女孩了，她长大了，二十多岁了。可是她身体不是很健康啊，她家境也不富有啊。有一天，她忽然生病，被送进医院里面。她在医院住了十多二十天，在住院期间，医院不断的检检验她，然后在这个住院十多二十天的时间。 他的身体也渐渐的恢复健康，可是，在住院，在医院那一段时间，他心里面很苦发愁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天他都会收到那个医院的账单，你们有这个经验对不对？每一天医院都会给你一个账单，每一天他收到那个医院账单的时候，他看到会医院给人单啊，每十根每十根肉都你冇出元呀，每一天每一天加上去，哎呦，他心里面很苦啊。 因为他家境并不富有嘛，啊，他身体恢复健康了，终于他要出院了。出院那一天，他收到医院呢一个总结单，他心里面在想，账单上一定是天文数字的那个医药费呀，猫把王也的鬼在汪啊！哎呀，一心里的哭，可是。 他一打开账单一看，他傻眼了，因为那个账单是怎么写的啊？那个账单是写一杯牛奶、两片面包、F.O.C.（Free of trust，名明月）。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他以为要几十万，要百万啊！最后医院那个账单是什么？隆重明月的，原来呀，那个主治他的医生。 就是二十年前，他给过一杯牛奶、两片面包的那个大学生呐。那一天，那个大学生喝了一杯牛奶，吃了两片面包，他重新得力，他很感激啊。他好读书，做了医生，后来成为一个名医。这个大学生也从来没有忘记当年有一个六十六七十岁的六七十岁的。 六七岁的小女孩，给她一杯牛奶，两片面包啊！所以，当那个小女孩，小女孩比较大，不叫小女孩，叫什么大女生呐？啊，那个大女生一进医院的时候，她一眼就认出来，这个大女生就是二十年前那个小女孩呀。因为感恩的心。 十多二十天来，他亲自、很小心、很细心的检验、去照顾二十年前那个小女孩，所以那个小女孩的身体慢慢的恢复健康然后在她出院那天，就是 F.O.C. Free of Charge，不收一分钱。弟兄姐妹们，感恩心啊！ 感恩的心。英国有一间教堂，它的墙壁上刻着什么嘞？四个几个字，另外是来“思想与感谢”五个字。那“思想与感谢”那五个字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思想我们所有的，然后。 培养一个感谢的态度，弟兄姐妹们，感谢，难道有感恩，有感谢啊？这个许愿开始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会想到爸爸妈妈的爱，你会想到妈妈的爱，你就会有孝顺。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想到妈妈怎么养你大的哈，你就不会有孝顺的心啊，你就不会有感恩的心啊。所以感恩，感谢啊。 你的视线开始，当有了视线的层面，也就有了什么？也就有了感恩的心了。感，思想与感谢，想一想，当后天才我们要做新年感恩礼拜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新年感恩奉献哦。 想一想，而不是习惯性的。可能嘛，我碰见隧道，啊，可能嘛，过哩隧道，啊，可能嘛，隧道，哎，些些哪嘞？哎些，稍微改台，KFC 改台，可能嘛，隧道大概买哩点黑，啊，没有想着，这个不重要，我们不看这个数目字，我们看的是什么？你要思想。 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然后以感恩的心做奉献。有想，就会有感恩奉献，而不是一个一个习惯性的。我上次在分享诺亚感恩奉献的时候，我说，我们商堂或者教会，我们常常有几项感恩奉献啊。第一，叫做特别感恩奉献。 你们认识这个人吗？巫启贤，巫启贤，马来亚人啊，他是天王级的那个歌星啊。《星洲日报》曾经刊登了他一篇信主的见证。他在个见证里面，你知道他讲什么话吗？这个巫启贤他说：“我本身以为，我本身以为，我冇阿国，因后，我只阿小哥。” 我个家乡全国一晒竞赛呢，二等感动。我奥吉他拿三三流呢，我只啊一开伴教吉他，一推荐我，解之了伊讲了。所以我叫我只啊日本女哦，叫我子啊本真系日本女冇一个音乐一写歌。我吉他三号呢呀，一个开伴教人教人吉他推荐啊，哇，他觉得自己很本事，然后看他。 伊跟我讲，景本呢，伊讲最多变成外外穷啊。但是接下来他讲什么？我认识耶稣以后，当我认识耶稣以后，当我认识主以后，我真系白家，我自己何德何能？我其实冇钱啦，我手不在钱啦。更难呢，我有做的呢，是种嘅才华；我做呢，是种本领。 他讲什么？独立做所是的呀！哎，思想、认识主，想到神的爱，想到恩典，感恩呐！独立做所是的呀！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吗？万物都是对女力的，外国人见女所带的奉献好女，这女是对来呢？ 最女的的血呢呀？最万物是什那呢？那能时间？那能财金？那能文具？那能钱财？那能所有的都是的线呢，我门里都是从神而来呀。所以我们有特别感恩奉献。我们为作神灵到我们身上的特别恩典感恩奉献。有一天。 我打电话给玉香老师，为什么打电话给他呢？因为我看到福音车奉献那个真信路嘛，啊，你们曾经围着福音车做奉献那个真信路，大家奉献了二三十千，可是玉香老师他一个人奉献五千块钱呐，我要打电话给他，因为他是做老师嘛，做学囊呀，学好听我言在在嘛，o k a 吗？啊啊，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他，我说玉香老师啊。 我看到福音车奉献，你一个人奉献了五千块，差不多占了所有奉献的二十八千呐！你怎么做这些奉献呢？为什么奉献五千块呢？你是做老师的啊？他说他感恩，因为他的孩子读书啊，啊，他的孩子读书啊，考了好的成绩呀，所以他感恩。看到了没有？万物都是从上帝那边来。 万物。就且呢，我跟大家说，好像保罗说：“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”但是有的人好像积鸡鸭不力呀。我们如果都是领受，我们感谢上帝，这就是什么思想与感谢。所以我们常常有什么特别奉献呐？啊，我跟大家讲，三年以前明明搞我，就跟老外，牧师，我来做奉献，真做奉献。 我买了十八穷人妈奉献。哎，感恩奉献，特别感恩奉献。啊，有一天，奶林告老外，母亲，我找奉献，在那奉献，我买了说，我红车啊，奉献。你们知道吗？三十年前，奶林高是借一辆汽车，你上山里红色的嘞，你看，特别感恩奉献，感谢上帝。我们要思想，我们就知道，上帝在我们身上每个恩典都不同，我们感恩，要不然。 你可能忘记上帝的不知道圣经这这句话也是奉献的一首诗歌。好，第二，崇拜感恩奉献，我们来做礼拜，感恩奉献，我们谢谢神一个礼拜来的带领看顾。第三，月份感恩奉献，我们做月份感恩或是一奉献，我们为一个月来的工作、家庭、健康、平安、喜乐、力量等等恩典，我们向上帝感恩。我们在月头，我们在月首做奉献。 那表示什么？我们信靠上帝。接下来复活节感恩奉献，我们做复活节感恩奉献，我们感谢耶稣复活胜过死亡权势，我们有复活的盼望。接下来圣诞节感恩奉献，我们做圣诞节感恩奉献，我们感谢耶稣为我们降生，显明上帝的爱，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在我们中间。还有后天我们的。 新年感恩奉献，新年感恩奉献有两件圣经节，非常的宝贵。第一第二年头改年尾，现在给美酒虚心看顾会敌。哎，你一想这个，你就感恩。原来上帝的恩典，年头到年尾。 他看过那地，那地包括我们这些脚踏在地上的人，哎呀，赶紧做赶快小万能工去了。有一头嘞，幕去蛮感应哦，对吧？对不对呀？哇，翻啦翻啦，这地头卡死啦，等于你死了淹烂老淹啊。圣经怎么说？这念头搞内幕，哎，不要走。这念头搞内幕，现在个没酒砍的还不低。 也看着你，感恩，感恩。还有一些，现在用红点做年会的冠名，先来给多都低了，只有这一个先来给多就，先来给多充满了祝福的，现在用红点做年。 我们华人过年最重要是什么？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讲到过年的时候，我们想到圣经是什么？现呢，云恩典，找过年的光明，有上帝的恩典，主般的恩典，我们感恩。所以新年感恩礼拜，是以。 感恩的心做奉献，我们感谢上帝，从年头到年尾赐给我们平安。我们也感谢上帝，从一年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，他的看顾，他的带领，他的赐福。我们以感恩的心做奉献。讲了这么多，用感恩心奉献，然能讲的，无私公义啊，多少公义啊，不是。 圣经讲的，你看刚才我们的老师带你们读了一节的圣经，来，另外一个 slide。先来共患难与感谢显全，患难感恩奉献就是引用外我们记得牧师讲了这么多，最后一句话就是告诉大家，这是上帝的心意呀。我们在做奉献。 我们要做感恩奉献，因为上帝告诉我们，以数算上帝的恩典，思想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做奉献。那我们的奉献，感恩奉献，就是荣耀我们的上帝。圣经说的，感谢主，我们来唱，《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》。 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